妈的！敢对警察开枪！站住！再不给我开枪了！范四和那个警察打起来了，还开了枪。目标躲在树丛里，现在怎么办？做干净些。我明白，大哥。站住！再不站住开枪了！你他妈给我！哎呦我操！想死啊你！走路不看路啊！妈的！操人呢？喂，马行。 三毛街南线靠近中正路五十二号，发现可疑分子持枪袭警。晋江文学城，怀上原著，猫耳 FM，声音气球联合出品，现代都市悬疑广播剧《破云》第五集。 追个没完了，范四。啊，是是是，女士，老板让我来接你，上车。 <laughs> 兄弟，怎么称呼？哎，怎么称呼啊，兄弟？阿杰，咱们这是去哪儿啊？你活儿干完了没？妈的！ 点子忒扎手了，中间还跑出个条子，也不知道是真是假。你已经被人看见了，老板说送你去公州避避风头。切，真他妈点儿背，还要开四五个小时，你先睡会儿吧。哦，那行。 手可别擦啊！我去拿工具箱，一会儿得从你的指甲缝里提取嫌犯的 DNA。请让一让，让一让啊！警察办案，不要围观了，麻烦让一下。方主任，子弹没有膛线，是土制枪，应该是做的非常精致、成熟的那种。啊，收好证物，待会儿去局里再比对一下。手给我。嗯。哎，我说啊，你这是撞了哪门子鬼啊？ 大白天走在马路上都能撞见持枪抢劫犯，咱们人民警察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，我哪知道那么点儿被碰上个有枪的？哎，那倒霉的受害人呢？早跑了。世风日下呀！哎，行了，提取完了。嗯，得亏你这指甲够长的，要不要我待会儿顺路捎你去做个美甲，满足一下严父你深藏在灵魂里的少女心呢？不用。 就你这吨位，我没法跟你挤进同一辆车。嘿，狗头，那您的午饭买好了。叫头的时候别加姓儿啊。哎，是。鸡蛋灌饼加火腿肠啊。行嘞，我狗啊，知道你减肥，哥替你吃了。不用谢。我操你给我回来！哎哎，算了算了算了，别拦着我。严些，你个混球！狗头。 咱这还有够咱们吃的。嘿，我说了，叫头的时候别加戏儿。哎，小叔，放水去。服务站也不能进，快憋死老子了！兄弟，这次我运气不好，失了手。 老累你跑这么一趟，哎，你知不知道老板他打算让我去公州待多久啊？那尾款还结不结了？嗯，他告诉过你，要杀的是什么人吗？哎，主顾的事儿哪会说那么清啊？知道有生意不就行了呗？尾款还剩多少？二十五万，便宜了。啊，这个价格买他的命，后头加个零，都嫌太便宜了。 那我不是，但买你的又嫌太贵。兄弟，你我我他妈是！ 吃吧，陆先生。吃饱了好干活。干什么活？嗯，马翔刚才来消息，沿途监控镜头全部有人把守，交警和治安大队全都上了。但警方从中正大街一路封锁到高架桥入口，掘地三尺都一无所获。现在怎么办？哎，你给分析分析。我一个平头百姓，又不会破案，我能分析什么？ 人家可是来要你小命的，你一点都不在乎。正因为在乎，所以才不能乱分析，要交给专业人士处理。照你这态度看来，想要你命的人应该挺多的吧？习惯就好。不是，你以后当着人面能别这么吃火腿肠吗？那你觉得应该怎么吃啊？一小口一小口的，还……嗯。 那要不我们来聊聊别的，比如塑料工厂连环大爆炸引发重大火灾，一个冲进火场里的人要怎样才能毫发不伤的顺利逃生？陆先生，我连这个问题都问出来了，你觉得你还能走得掉？你们不会再找到他？为什么？ 你刚才为什么没追上他？妈的，那小子跑得比兔子都快，我一路追到三毛街口，差点被车撞飞了。什么车？没看清楚，好像是辆 SUV，黑色吧，应该。时速呢？大概六七十公里。怎么？局长，那车是同伙。你怎么知道？三毛像是单行道，两侧违规停车很多，不熟悉路况开不了那么快。 但熟悉的人不会把大车开到那么挤的巷子里，还那么恰好挡住了你。立刻去调监控录像。如果没猜错的话，那应该是辆套牌车。马强，哎，来了！我刚跟你说追嫌疑人时撞上那辆车，给我去查车牌，速度！得令。我说过，你们不会再找到他了。什么意思？不是你说那个 SUV 是同伙吗？ 就因为是 SUV 啊！封锁高速现场前后两百米，留一条通道给过路车辆。不行，尸体已经被过往车辆完全碾碎了，提取不到完整的人体器官和骨片。那把能找到的残余都收集好，疏散一下群众啊！赶紧的，请过往车辆不要停车围观，不要拍照。几十米的尸体带，直接从立体的压成了平面的。哎呦，这场面！ 可遇不可求啊！ <coughs> 我我只在微博上刷到过，我没想到有一天会亲眼看见哎呀，小马呀，你还是太年轻了啊！总有一天你会手捧头盖骨，笑看巨人观。人没有梦想，跟咸鱼有什么两样？狗哥相信你。 狗哥，我辜负了组织的信任，让我这条咸鱼继续在失去梦想的深渊中沉沦吧。看看，谁说我们再也找不到他的？事实证明，你就是错了。这能叫……嗯，嫌疑人尚在世间，只是存在形式有所改变而已。哎，老爷，过来，过来，怎么样了？ 其他的基本都碾成酱了，就剩这半个头骨，但大脑组织几乎完全流失。怎么弄的呀？撞的呗。这条路来往大多都是货车，只要随便来个二三十辆，保证碾的连他亲妈来了都不认识。他的枪呢？嗯，暂时还没找到，不排除是同伙为了灭口，先把他枪杀了以后，再抛尸的可能。嗯。 他不是被枪杀的。哎，你是让他说完。舌骨与喉骨是折断的，断面较为平整，不像是被车轮碾过的样子。脖颈两侧有椭圆形皮下出血，右侧一，左侧四，是人的五根手指。啊！我去，真是人的手。根据指痕位置，可以测量出手掌大小。 进一步推测出凶手身高、体型，甚至是体重。能用单手拧断喉骨的人，应该是专业杀手。用套牌 SUV 来隐蔽自身及转移尸体，说明是有备而来。杀人并非临时起。意。兄弟，你是？哦，这是我一个朋友，我请他来看看，能不能提供点新思路。呃，那既然凶手带走了他的枪，会不会是想通过杀人灭口？ 来掩盖非法制枪的来源，不是这样，那还能是什么？胡伟生交代了吗？什么？谁？陆先生，你怎么知道我们抓到了胡伟生？什么都没交代。那孙子坚称自己是开车兜风时捡到了被害人的背包，一时财迷心窍才拿去二手店，想赚两个小钱。另外，当晚的监控录像上显示。 后座还有一个同伙，但胡伟生非说人家是搭顺风车的，自己并不认识。外勤组申请了搜查令，正在对他的住处掘地三尺。怎么，你还有什么其他线索？我知道的已经全都卖给你了，严副队。是吗，陆先生？那你岂不就一点利用价值都没有了？哎，你们这这，一个人犯罪被抓，不敢供出同伙，除了保护之外。 更有可能是怕拔出了我不带出你，暴露出更为严重的事情。还有比贩毒更严重的？有制度。哎，等等！你们俩别光顾着打哑谜呀！为什么刚才说杀人灭口不是为了掩盖枪支来源呢？你们侦查口瞧不起技术口啊？你俩，你怎么还惦记这一茬？这种自制枪给我模具，我都能做。黑市上也就一万多块钱一把。 凶手大费周章，又是掐死，又是抛尸，费那么大劲儿，不会只是为了把枪，划不来。那他图啥呀？你没必要去试图揣测一个变态杀手的想法。徒手掐死、曝尸和碾压这些过度杀戮的手段，说明要么杀手是冷血和极富攻击欲的 F 人格，要么雇主是攻击性 F 人格。也许凶手的目的，就只是单纯成绩而已。 如果同时能让警方以为他是为了掩盖枪支来源，那就更好了。哎，老爷，你们侦查口的真能说，我感觉我被他说服了。我去帮他开下车门。 <laughs> 你已经猜到想杀你的是谁了，对不对？你为什么想掺和进来？ 因为五年前不需要抗争的胜利，让你对我这个假想敌难以释怀。还是因为，你潜意识里跟那个杀手一样，也是个富有控制和攻击欲的 alpha。嗯，严对。严父，严父，刚刚他们来消息说， <clears throat> 怎么了？我操！我们严队对一个男人。 别动了，我走，我走。韩小梅，问你话呢。啊啊！报告严父，外勤组说刚在胡伟生家里发现了重要物证，几本化学书和一个最新款 iPhone，怀疑是被害人包里的东西。手机拿去给季真恢复了吗？季真，黄主任说 iPhone 不好搞，可能要等今晚或明天才能给消息。那行吧。大狗，叫狗主任。我狗，你这边什么时候完事儿？早着呢。 天黑前能干完活就不错了。行，那正好。这几天我身上都馊了，再不回家洗个澡、睡个觉，待会儿老子就要猝死在为人民服务的岗位上了。啊！他要跟那个男人一起回家洗澡睡觉。了。韩小梅，你那是什么表情？思想端正点我、嗯，是。 怎么了？进来呀！这真是我的房子，不会治你非法入室罪的。试了三次才找到钥匙的房子，重点不是三次，重点是我有开门的钥匙，好吗？我去冲个澡，你坐这儿别动，等我出来，咱俩聊聊。要是你趁我不注意的时候跑了，回头就小心。什么？公安内网上你名字上那个黑框，就不会再有了。 你说你这个人怎么乱翻我书房呢？卡尔·荣格写的红书，你看得懂？当然不，当然看得懂，瞧不起人呐！哎，你为什么当警察？你为什么当警察？少壮不努力，老大警队做兄弟，江队，你懂的。不懂，我滑档才上的工大。 你泡了茶，挺有眼光的。这茶我没记错的话，得千八百一两。没想占你便宜，这已经是我能找到最便宜的一种了。那块老同星的茶饼我都没敢碰。 <laughs> 你喝呗，茶叶不就是让人喝的吗？这房子要不是今天堵车，一年半载的我都不会来。再放几年，指不定就给耗子啃了。 实不相瞒，这小区就是我家开发的，房子装修的不怎么样，让你见笑了。不，不敢见笑，不敢。 <laughs> 那我换个更见笑的。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当警察吗？嗯，我小时候不爱念书，三天两头逃学打架，就不知道进了多少次派出所。虽然每次都能花钱捞出来，但眼看就要十八岁，可以承担刑事责任了。 后来，管那片的派出所所长就找到我爸，说：“你家小子这种经常吃住派出所的，以后只有两条路，要么进监狱，要么当警察。”对，于是我就考了警校，成了一名光荣的片警。那几年我办过最大的案子，是在一个抢包的小流氓身上搜出了一小包白粉。那包白粉让我从警四年第一次被通报表扬。 整个人都飘上了天。不久后，我向上级申请轮岗，想加入辖区禁毒大队。但禁毒大队没要我。十八岁前战绩彪炳，警校成绩又不突出，还是个超级富二代。万一殉职了，家属还不得把天掀了？我特别想去禁毒口，可人家不肯要。 那几年，公州的禁毒工作搞得特别好，于是我干脆就打报告申请去公州。然后你猜怎么着？你干刑侦确实比缉毒好，不算入错行。嗯，报告上去第三天，当年从市局下到基层锻炼的魏瑶副局长，也就是亲手抓了我十多回，叫我爸勒令我报考警校的那位派出所长来了，他让我立刻撤回申请。 跟他去市局干刑侦，他说：“公州的水非常深，外人进去了很容易被淹死。哪怕我家有钱都把整个建宁都买下来，进了公州也未必能留下个全乎人。”算算时间，他说这话那年，你应该是禁毒大队长，在留不下个全乎人的地方干得如鱼得水。那么现在回想当初。 你是什么感受？能让我采访一下吗，江队？他给我钱，把我买通。这么说你满意吗？别跟我扯淡！能让你在强奸未遂的案件上签字，姓胡的背后肯定还有一张更大的利益网。那么。 你才结出那张网的蜘蛛，会不会就是我？拿出来，严队长，拿出来，别逼我动手。 声响彻云霄之上，波涛起，乘风破浪。黑与白交织，灰色的网，看不清黎明前的窗。 这场解就算没有终点。 要共。 晋江文学城，我晋江文学城怀上原著猫耳 FM 独播现代都市悬疑广播剧《破云》第一季第一二三四五六，反正一共十五集。本季 MVP 夹香肠、夹火腿肠的鸡蛋灌饼（括号火腿肠括号）。你以后当着人面能别这么吃火腿肠？那你觉得应该怎么吃？啊？